第五单元《美丽家园》第十七课《小动物眼中的慢世界》一听力第一部分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教师上课精神焕发，情绪饱满。 学生也会注意力集中，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体育教学，学生就会思想敏捷、动作反应快；反之，则动作迟缓、接受能力差。二，书有精装，有平装。 我喜欢瓶装的那种，一是经济实惠，二是便于阅读。硬皮的精装版不适于携带，阅读时需要正襟危坐。本来看书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，这样严阵以待，弄得就有些累了。 三，仿生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，研究生物体系统的结构、功能等，用来改进工程技术系统，如模拟人脑的结构和功能原理，改善计算机的性能。四。 别看小青长得不起眼，她的工作可是一级棒。想当初她应聘，没有一个部门要她。看她笔试成绩第一，我决定姑且一试。结果不到一星期，她就把部门所有的烂账搞得一清二楚。现在大家都想来抢她，嘿嘿，这可是门儿都没有的事。 五，对于我这个小球迷，姥姥可是操心不少。她总是担心我看足球比赛影响学习。我向她保证，只会学习球员永争第一的精神，一定不会影响学习。可是独自看球多没劲呀！一个人喝彩，一个人焦急。我真想看球的时候有个伴儿。